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今天学习第二十五课，重点语句是。机。钻到桌子下面。 本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。这一天，安娜他们正在上铃木教授的日语课，教学楼忽然晃了起来。好，下面我们就来听第二十五课的绘画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：「机」。钻到桌子下面。地震了！みんな落ち着いて。 机の下に入れ。揺れは収まったようだ。びっくりした。日本は本当に地震が多いですね。我来讲解一下。林木教授说：“地震だ。”地震了。地震是地震。 铃木教授接着说：“みんな、落ち着いて。大家都别慌。落ち着いて。是。落ち着きます。沉着的变形，它是。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。请镇静的简单随意的说法。机の下に入る。钻到桌子下面。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，是表示命令的说法。机是桌子。” 下是下面，机下就是桌子下面，上面是，上。你，是表示移动方向的助词，嗨的，进去，它是，嗨的 mas，进去的命令型，命令型我还是第一次碰到，命令型呢，在紧急情况下发出指示时经常使用，也用于交通标志等。 发生灾害的时候，经常说的“快跑”就是“逃跑、逃生”的命令型。“逃”铃木教授接着又说：“好像不晃了，是摇晃的意思。”是表示主题的助词，在这里是“结束了”的意思，它是。 恢复平静的他行表示完了。ようだ是好像，表示根据当时情况做出的判断，是一种较为随意的说法。ようだ的前面不能用动词的 mas 形，这里用的是他行。ようだ的郑重说法是什么呢？是ようです。安娜说：“びっくりした，吓死我了。”

是地震，那是表示主语的助词，是形容词，意思是多，少是，是寻求同意时接在句尾的助词。这个句子里既有表示主题的助词哇，也有表示主语的助词嘎。它们有什么区别呢？嗯，你注意到了一个很好的问题。 主题呢，是指整个谈话的话题，也就是核心内容，用 “wa” 来表示。主语和主题有关，用谓语来描述其情况或状态。主语用啊 a 或者哇 a 来表示。大象鼻子长是用来说明主题和主语区别的具有代表性的句子。大象是 z 鼻子是 h a 长是。 長い，连成句子就是。象鼻子长。主题是大象，主语是鼻子。对。那么江川，请你用这个方法来造个句子。他头发长。女字旁的她是。她头发是。嗯，应该是。她头发长。 回答正确，好，我们再来听一遍第二十五课的绘画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：“机智的，大家，我，机 それは収まったようだ。びっくりした。日本は本当に地震が多いですね。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加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。今天我还想再详细了解一下动词的命令型。好，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。 私が教う。德勇老师说：“我来说明一下把动词的 must 形变成命令形的方法。首先，如果 must 前面的音节的母音是 a 的话，要把 must 变成 lo。例如，吃，食べます，变成食べろ，吃。如果 must 前面的音节的母音是 e 的话，则有两种变换模式。” 一种是把 mas 变成 lo，例如起来，起きます变成起きろ起来。还有一种是把 mas 去掉，把 mas 前面的音节的母音变成 a。今天绘画里出现的进去进来的、就属于这种变换模式。命令型要变成入り进去进来。不过来きます。 是一个例外，要变成，来，命令型含有较强的强制性的意思，主要是男性命令孩子或是较熟悉的朋友时使用的，女性通常不用。男女都可以使用的语气比较郑重的命令的说法是，把动词 must 型的 must 变成，吃，变成。 食べなさい。吃吧。进来，进去。入ります。变成。入りなさい。进来吧，进去吧。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。接下来是声临其境，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。 这好像是地震时家具摇晃的声音吧？是的，用日语呢可以这样说：“ガタガタ、ガタガタ”，形容架子或桌子等小幅度来回晃动的声音。接下来这个词也和地震有关：“グラグラ、グラグラ”，形容建筑物或家具来回大幅摇摆、不稳定的样子。 身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“嘎哒嘎哒”和“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：“哎，多哦。听说地震的时候，通过广播或电视来确认信息是非常重要的。” 好，听众朋友，第二十五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“下に入钻到桌子下面。下节课继续给您介绍安娜的校园生活。欢迎您到时收听。